大家好，我系点子嘅粉果，世界杯我捧巴西。二零一四世界杯 T 十 V 架。大家好，我系柏元泰学。今届世界杯我啊，梗系撑日本队啦。 二零一四年世界杯，七十一假。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营、高辉、小兵。O K，咁啊，翻嚟啦，我我哋讲紧二七六啊，猫头鹰。